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零五集。风雨家听着心生后怕，他听说过幽冥蝶，这种东西是由死气凝聚而成，看着华丽漂亮，可是翅膀上带着磷粉，一旦沾上就再也逃脱不掉。 它的磷粉会吸食宿主的生机，不出瞬息就会被吸成人干。刚才那繁荣祥和的中国美景，竟然都是由这种东西凝聚出来的。如果不是洛寒和林青霄提醒，我和长姐心生贪念，或者不小心碰到周围花草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原来刚才真的是洛寒救了我。风雨晨沉默。风雨家虽然天赋不算出众。 可是多年来勤奋努力，积攒下不少保命手段。风雨晨不及姐姐勤勉，但是有凤凰女王宠爱，她身上的保命法宝也不少。他们姐弟两人各有依仗，虽然手忙脚乱，但倒也能勉强自保。洛晗和林清霄看起来就非常轻松了。林清霄凝出一个灵气罩，将所有蝴蝶隔绝在外。 幽冥蝶察觉到这里生机浓郁，如飞蛾扑火般撞上来，都在灵气罩上撞出砰砰砰的声音。然而，这么多幽冥蝶没能将结界撬开分毫，它们一接触到林青霄的灵气，就被烧成蓝色的火，化成一缕灰烬消失了。林青霄和洛寒站在灵气罩内，竟然有些悠闲的意味。洛寒看了一会儿，忍不住说：“太多了。” 我密集恐惧症都要犯了。幽冥蝶是由死气凝聚而成，想来这附近定有一个很强大的死气源头。没错，林青霄伸手将自己的灵火附着在一只幽冥蝶上，冰蓝色的灵火落入黑色的密点中，看着弱不禁风，可是如火落入油中般，轰然扩大，扩张成一片火海。风雨尘已经报废了好几个法宝。 他正在苦苦支撑，忽然见身边的幽冥蝶燃起火来，这种火也很诡异，气息凌厉霸道，但没有任何光和热，仿佛是冷的。风雨尘受惊的后退一步，他抬头看，发现周围所有蝴蝶都被蓝色的火笼罩，慢慢变成飞灰。火星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顷刻间视野内都成了火海。 幽冥蝶的磷粉霸道，可是林青霄的灵火更加霸道。蓝色的火轰轰烈烈的蔓延着，将磷粉烧得干干净净。足足烧了一盏茶的时间，火势才渐渐转小。风雨晨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幕，愕然良久，问：“这，这是什么法宝？从哪里买的？”风雨家发髻微乱，看起来有些狼狈，但是比之风雨晨实在好了太多。 风雨家收起法器，叹息说：“不是法宝，这是林家主的灵火。”风雨晨嘴都合不拢了：“灵火？仙界人人都可以放出来的灵火？开什么玩笑？当我没有灵火吗？灵火怎么可能烧出比天地异火都强悍的效果？”风雨家叹道：“我是第一次见这样强大的灵火。灵火和主人息息相关。” 灵火这样强势，可见林家主的修为深不可测。他竟然才一千岁，当真是后生可畏。风雨晨听到风雨家的话，才意识到自己竟然比林青霄大。风雨晨顿生尴尬。林青霄表现得太强大、太从容不迫了，导致风雨晨一直以为林青霄和凤凰女王是同一辈的。 地位确实是同一辈但是年龄，却连女王的零头都不到。风雨晨大受打击，后面半截路连话都不说了。这样正好，洛寒感受了一下气息，说：“源头在这边。”风雨家对这两人的实力彻底服气，完全交由洛寒和林青霄领导。周围被林青霄的火烧过一次后，遗址终于显出原形。 两边都是断壁残垣、衰败颓壁，阴风阵阵，哪还有刚才洞天福地的模样啊？这才是一个遗址该有的样子。路上没人聒噪，他们一路行进的飞快。洛寒顺着感应，最后停在一块巨大的断裂的石壁前，就是这里。小心！林清霄将洛寒拉到身后，他自己亲自上前查看。 林青霄仔细看了一会儿，又回头扫视地形，说：“这里应当是祭坛，墙壁上是壁画，中间这个地方是祭台。因为地动，基石完全散了，唯独壁画残垣留了下来。”洛寒顺着林青霄的话回头看，发现果真如此。中间倒落着大块碎石，如果将石头复原，确实能看出圆形的祭台边缘。 洛寒又回头看壁画，隐约在上面看出来一些红色的线条。这上面画着什么啊？洛寒仔细辨认线条，叹道：“年代太久远了，实在看不出来。”风雨家一路都没帮上什么忙，他听到洛寒的话，主动上前帮忙。风雨家细心，他找了一会儿，在地下发现一块被掩盖住的、没有风化的石头。 你们快来看，这是什么？另外三人听到声音，纷纷围过来。风雨家将石头用灵力挖出，因为埋在地下，这块石头上的壁画完好的保存下来。几人一边清理石头上的泥沙，一边辨认这是什么。风雨家摇头，认不出来，这些泥沙太久远了，我害怕伤到下面的话不敢用力。我来吧。 洛寒示意风雨家避开，手放在断壁上方，上面的泥土一粒粒离开石块，分离得干干净净。风雨家看到又吃惊了。这一路上，洛寒一直没有动手。风雨家以为洛寒修为并不好，全靠林青霄保护，没想到洛寒也深藏不露。泥沙分离，石头上的壁画慢慢展现在众人面前。 洛寒依稀辨认出一个女子的形状，他奇怪地说：“似乎是个穿着红衣的女子，她在做什么？”红衣女子，奇坛。林青霄隐约想到什么，还不等他抓到，周围时空骤然扭曲，林青霄本能伸手去抓洛寒，但是，他还是落空了。林青霄心里狠狠一沉。 洛寒感受到空间纹路变化，但是时空并没有改变，依然在天启纪。所以洛寒也很镇定，等着场景变换完成。等一切恢复平静后，洛寒发现自己换了身衣服，变成一身黑衣红裙，外面罩着刺绣大衫。洛寒还没判断出自己在哪儿，就听到外面传来一个尖利的叫声：“六小姐。” 迎亲队伍快要来了，你还没准备好吗？洛寒慢慢皱眉。迎亲，侍女跑进来，看到洛寒愣愣地站在原地，赶紧上前拉住他，恨铁不成钢地说：“小姐，你素来不受宠，今日外面这么热闹，你不赶紧趁现在去主君面前露脸，还等什么呢？你再晚些，前面又没有你的位置了。”洛寒有点反应不过来，问。 等等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小姐，你过糊涂了吗？侍女瞪大眼睛看着她，宛如在看一个不争气的阿斗。今日是盛典的日子啊！大小姐被选为圣女，这是整个车家的荣耀。小姐，你长得不比大小姐差，赶紧趁今日露露脸，万一被魔使看中，说不定你也能被选为圣女。魔使。 洛涵终于捕捉到一个自己能听懂的名词，他不动声色的打听：“魔使，魔使会来很多吗？”“迎接圣女，排场当然浩大。”侍女说着，露出向往的神情：“能去侍奉魔神，这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万一被选中，不光自己一辈子吃喝不愁，连整个家族都跟着飞黄腾达。”“魔神。” 洛寒心里生出种难以言喻的感觉，他早就有所预感，现在所有猜测落实，他反而平静了。祭坛、圣女、壁画，一切都指向一个答案：他们进入了壁画中的世界。壁画大多用来朝圣，魔族祭拜的神自然便是魔神。在壁画描绘的年代，魔神没有衰亡，信徒还在狂热地追捧魔神。 听侍女的话音，圣女是侍奉魔神的婢女，在外界地位极高，甚至会惠及家人。洛寒现在扮演的角色，大概就是一位新晋圣女的妹妹，还是一个不受宠的妹妹。今日便是魔神迎娶新圣女的日子，或许不能叫迎娶，纳妾大概更贴切一点儿。洛寒其实并不想去外面露脸。 他去过中古时代，万一他被什么人认出来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奈何侍女极其有事业心，她见洛寒不配合，就强行推着洛寒往外走。洛寒发现自己的法力被禁锢了，他们在画中世界受壁画法则约束，一个不受宠的大概率还是个庶出的小姐，不可能有高深的法力。洛寒现在的脸还是自己的脸，可是法力。 却被极大压制。洛寒感受到时空未变，他随时可以强行挣脱壁画法则回到外界，所以也不着急，任由侍女推着他往外走。他们才刚刚走过屏风，门忽然被从外面推开。洛寒抬头发现一道修长的身影停在门口，满面冰霜，气势惊人。侍女看到来人，吓得舌头差点打结。 大郎君，林青霄看到洛寒脸上的表情终于好看了些，他快步上前，见魔族侍女还握着洛寒的手腕，冷冷的说：“放手。”侍女发现今日的大郎君尤其可怕，忙不迭放手。洛寒揉了揉自己的手腕，挑眉，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。哥哥，林青霄暗暗叹了口气。 接受了这个身份设定，是我。方才林清霄抓洛寒时落空，心都凉了一半。他落地后都没心情查看自己在哪里，第一件事就是来找洛寒。幸好这次找到他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